话刚说完，陈果就懊悔了，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每次他点评称赞有关荣耀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叶修都会特别直接的帮助他认识到他认知的不足。这次没忍住，又是快言快语的夸了口，一说完醒悟了，立刻十分谨慎地望向叶修。这次居然例外了，叶修非但没有立刻帮助他，反而点了点头。 嗯，确实不错。嗯，魏琛也开口称赞了，有两把刷子。唉，这么好的人才，真的不想错过。叶修感慨着，好友栏里立刻又把两人给翻找了出来。经过一番慎重的选择和思考后，怎么样？有没有对我们星星有一些需要呢？叶修发去消息，视频证实了这二人的成色。 这样有实力的选手，距离星星就更有理由保持遥远的距离了。但是这样的实力，也让叶修有了继续放手一试的念头。还是没有，两位明显是一起的，发消息给一人就等于发给两人。此时看到叶修这消息，二人都有点无语。之前有什么需要再联系？这话应该只是一种客套吧？结果现在叶修来这么一句。 之前的客套话好像真是一句嘱托似的。比起叶修这种胡搅蛮缠，其他俱乐部在欣赏过视频、鉴定了这二人的实力后，一下子都变得既重视又谨慎起来。重视，是因为这两人是值得俱乐部争取的选手；谨慎，自然是知道要得到这二人，肯定要面对许多竞争对手。 那么，怎样突出自家的优势来吸引对方加入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连轮回战队也能以我们拥有最好的神枪选手和神枪角色来我们战队，你们的实力必将被开发到极限，来极尽诱惑。至于他们已经有了最好的神枪选手，这必然导致两位神枪选手的存在空间极度薄弱。 这种状况，他们一厢情愿的期待着对方忽视，许诺未来，许诺地位，当然也不乏许诺金钱的。所有俱乐部都在诉说己方的优势，而自己意图掩饰的缺陷，却又会被别的俱乐部作为凸显自家优势的垫脚石。强队说来我们队吧，去弱队是大材小用，浪费了这一番好身手。 弱队则说：“来我们队吧，一来就是主力，不像去了强队还得面临竞争，结果谁也说不好。”总之，各路呐喊中，叶修对于参加挑战赛的好处，对于和战队一起成长的描述，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这种东西显然不会是两个被各大战队争相拼抢的人所看重的，这从两人对叶修惜墨如金的回复中就看得出来。 叶修估计自己再忽悠下去，两位很有可能连这份礼节性的回应都懒得保持，直接拉黑他，老个清静了。好可惜。叶修这次再说这话的时候，遗憾的心情比之之前要强许多，因为这一次他比较清晰的知道，他们星星争取不到的是怎样的两个好手。 与此同时，楼冠宁也在不住的和叶修来着消息，特别信任的和叶修分享着情报，期待叶修给他出谋划策。这个家伙，他难道不懂叶修他们也是战队，也会对好选手有期待吗？他太懂了。不过他更懂这两位选手，恐怕是不会放下身段去打什么挑战赛的，而且还是在星星这只草根当中。 早有准备，制作精良的战斗视频，之前默默无闻，圣诞活动中一下子一鸣惊人，脱颖而出的剧情，所有明眼人都察觉得到，发现这两位不是什么巧合，即使今天没有出现，迟早有一天这二人也会这样突然之间就闪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根本就是他们的计划。 他们通过这样的计划，完美的实现了一次身价的姿态从这里可以看出二人的野心。他们期待着在这样的局面中得到最令他们满意的结果，在谈判中位居主动。妈的，烟雨又加价了，他们很缺人吗？楼冠宁此时向叶修抱怨着：“作为新加入联盟，实力羸弱，战机差劲儿。” 除了资金充足，再没什么可说地方的义展战队，这时候想拉拢这两人，用的当然就是金钱牌。只可惜在这上，他们也遇到了对手，烟雨战队，这支成绩向来稳定，却总在关键时刻差那么临门一脚的战队，对这两个家伙咬的却是很紧。至于烟雨的开价，楼冠宁是从何渠道得知的，叶修不清楚，也没有去八卦。 只是有烟雨这样的战队竞争，楼冠宁还是有些底气不足。打金钱牌，那也得有个极限。这两人现在再抢眼，却也改变不了他们只是两个新人的现状。到底成龙成虫，谁也没有一百分的把握。对新人的投入，向来也是风险性的投资。随着几波价格的提升，楼冠宁对这笔投资迟疑起来。 一战战队现在的成绩不好，但是总算熬过了起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队伍虽然还在出局区的警戒线上下晃荡，但终归是朝上的时候多些。楼冠宁对于保住席位已经越来越有自信了。这种时候，他需要什么补强吗？把名次从十六、十七名提高到十四、十五，甚至十一、十二，只要不是进入季后赛。 楼冠宁都不会有太大感觉，但是想从现在的局面逆袭到参加季后赛的地步，靠这么两个看上去很美的出歌楼冠宁并不觉得靠谱。这样一来，这两个人在他的眼中价值就不是太高。此时身价几升之后，楼冠宁已经有了放弃的心思。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他需要大神的建议。嗯。 叶修回道：“啊，楼冠宁茫然。你想的很有道理，你就没有点要补充的？这两个人很有野心，他们所期待的不会是某个单方面就能满足的。他们既想要地位，也想有未来，同时还希望不菲的待遇。仅仅靠待遇去争取，在他们眼中恐怕分量不足。再说地位的话，你这支队伍啊，有你这个老板兼着选手。” 最终的声音就永远是你最大了。至于未来，一展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光辉未来吧。叶修满足他的要求，补充了不少。好吧。楼冠宁听叶修如此透彻的一说，果断就绝了心思。或许靠无底洞一样的砸钱还是可以砸动二人，但是这样就是只靠金钱来填补他们所有的欲望。 这个支出肯定庞大无比。楼冠宁资金是充裕，却从来没有当冤大头的习惯。一展退出了竞争，与此同时，一些没钱没实力、只能许诺主力地位的中小战队也无奈地退出了竞争。倒是叶修还在锲而不舍地追求，大有不逼对方把他拉黑不罢休的架势。加入我们！ 从底端开始奋斗，逆流而上，再到彻底翻转整个瀑布，这种事情一听就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对不对？叶修鼓噪着：“大神，你还是省省吧，您都过时很久了。”这边似乎真是被叶修的不放弃给惹得有些烦躁了，一直以来只是爱答不理的敷衍着，这一次多说了几个字，却是饱含讥讽。 可这话也是他们的真心话。叶修的纠缠没让他们拉黑君莫笑，却让他们不再顾及情面，把真心话说出来了。哼，还早呢。只是这样的讥讽，叶修从容接下。是吗？那你就先证明给我们看看啊！话已经说穿，脸已撕破，两人也就不再扮演客气了。难道？ 你们不想成为见证这奇迹的一份子吗？我们会拭目以待的。真是可惜。哦哼，我觉得你们错过了可以名垂荣耀史册的机会。哼这种事儿我们早晚会做到的。哼，这种事儿我早就做到了。一字之差，分量全然不同。说得好！一边的陈果拍桌呐喊。 当叶修被对方那样嘲讽时，他就已经愤怒了。偏偏叶修这家伙对这些嘲讽总是不以为然的扛着，这让陈果特别憋屈。但是很快，在确认无法再和谐沟通后，叶修也反嘲讽了回去。这种翻脸可比翻书的爽利，是让陈果十分喜欢的。早就该如此嘛！陈果觉得叶修应该早些还击。 就着对方的讽刺，还邀人一起见证奇迹什么的，实在太多余了。唉，没争取到，叶修却在叹息。但至少他们也被你气死了，陈果说：“我是真替他们可惜啊！等到我们星星拿到总冠军的时候，你说他们该有多懊恼今天的决定？”你，真心呢？真心呢？好吧，好可惜。 你真心呢？我真心个毛线！继续活动任务，不要废话了。陈国吼道：“几人的本尊号三次活动机会虽然都用尽了，但是这不还有好多马甲吗？活动的袜子那当然是不会嫌多的。”众人换了号后，再次开始圣诞总动员。那两个家伙休想加入我们星星！陈果刚说着，不要废话了。 此时自己却又重提起来，犹自愤愤不平。拜托，人家根本没有想过好吗？叶修说。你闭嘴！陈果喊道。